时间十一点十一分，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民央课节目，我是诗伟。哇，好坏，我刚刚看着我们今天医生的脸，我就一直很想笑，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啊，就是满脸长了那个青哎疹子吧，然后还是青春痘，我有点忘记了，然后就跑去看这位医师，因为他是皮肤科医师，结果看到他之后脸又更红，因为他说哪来皮肤科医师这么帅啊，害他很不好意思。 <laughs> 因为，然后我刚刚看到，其实这已经发生了好几个月了，但是看到他的脸，我忍不住又笑了起来。 <laughs> 我们要来欢迎的是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的黄倩耀医师，医师早安。对，早，各位听众朋友早安。哎，我每次看到黄倩耀医师呢，都会想说哈，哎，金马长青春痘哇，劲呐哈，因为听说你以前国中也是长很多青春痘，金马家里 n 刀到漂漂配。 <laughs> <laughs> 对啊，青春痘其实都有很多治疗的方式了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其实我以前也是哎，会长那个痘，呃，长青春痘，然后像被蚊子叮咬一样那么大包，然后又红又肿又硬。对，可是好像那个时期过了之后，还是现在不再青春了，就没有。 <laughs> 就没有这种困扰。对啊，其实青春痘现在困扰很多人都有哈。那事实上它有一天就会不长，嗯。但是每个人都要长到什么时间不一定，有的人青春期十七、十八岁就开始不长了，嗯。那有人运气比较不好，到二十几岁、三十岁，那甚至我们碰过有四五十岁的这个都还还有一点青春痘的问题，都还有在长。对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跟，我本来要拿出这杂志来，但他已经修过了。 <laughs> 现在中华职棒最强的那个打者王博荣啊，他脸上就是长了好多的青春痘。可是我觉得那个球员真的没有办法，又晒太阳又流汗，然后再加上。 呃，你知道常要工作到，哎，工作对啊是工作，打球打到晚上，作息不正常，真的很难免会长青春痘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运动员我们碰过很多都有青春痘的问题。第一个就是，其实正在活跃的运动员，他们都是比较，其实是相对起来比较年轻的嘛。嗯，那再来就是他才二十二岁，对啊，其实都还是 <laughs> 都还是小弟弟， <laughs> 小鲜肉。对，所以第一个他们本来就是属于比较容易长青春痘的年纪啦。那再来就是他们的这个平常的生活作息，好，包括说不。 是可能都要很早起啊，那练到很晚，还有很容易流汗，啊，阳光高温流汗很容易让痘痘恶化，嗯，所以不要说运动员，其实。 大部分人在夏天的时候，痘痘突然间就变变多了。嗯，很多人他说我都从来没长，为什么今年夏天开始长？因为越来越热了。因为越来越热的关系，然后流汗闷啊、湿啊，都可能会造成影响哈。那个上网 Google 一下黄千耀医师的相片，你就会觉得说没有关系啊，现在这个时期忍过去之后就好了然哈。其实都是这样。哎， <laughs> 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，我今天要讲荨麻疹，因为最近呢是我有一个朋友呢，他是重感冒，然后再加上。 全身并发荨麻疹哦，去住院，让我就非常的好奇了，因为他就问我说：“那我这样子是不是抵抗力崩坏了？我需不需要去做过敏原的检测？”但根据我访问过的医师，还有身边好友的表示，做了过敏原检测这件事情，跟是否可以防止你之后不再过敏，以及呃能否有效的治疗荨麻疹，其实。 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性，对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哈。那我们在。 很多人就是过敏，不只是荨麻疹，然后任何过敏，很多人都会想要知道说，那我到底对什么东西过敏？对，所以就会想要去做各式各样的过敏原检测。嗯，那可不可以做呢？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了，哈，就是做了，呃，也没有什么坏处嘛，反正就是抽血检查一下。嗯，但是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些病程或者治疗有影响？事实上，往往没有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过敏原测试的时候，它只能测一些比较常见的过敏原。嗯，好，即使在 呃，一些比较大的医疗院所，常见大概就是说二三十种，那也有一些真的很精细的，它可以做到上百种，但是那很少很少地方可以做这样子的检验。嗯，好，那就算我们做到一百种好了，好，但是这一百种呢，也只是它去呃告诉我们说比较常见的过敏源。可是我们每天接触的东西绝对不止这一百种。嗯，那你会想说会吗？我们平常有碰那么多东西吗？会，其实灰尘，嗯，光是灰尘就会，那灰尘里面的东西。 太多了，好，所以这一百种它不见得能够全部都呃涵盖到，而且现在还有不不呃灰尘里面可能会有呃真的灰尘，还有那个尘螨，还有蟑螂的便便呐，等等很多都有哎。对，其实很多东西我们看不见，但是我们每天都在接触，嗯，所以这个过敏原测试只能说告诉我们说，好这。 比如说这一百种哈，或者二三十种里面，我们对哪些东西过敏？是，但是并不表示说我们对其他东西就不会过敏。那所以，医师呃，什么样的人需要去做过敏原检测？或过敏原检测出来的结果，我们可以怎么看待呢？是，我想第一个就是，如果我们高度怀疑了，哦，有些人他就是觉得他呃，比如说每一次只要去接触到什么东西或吃了什么东西，他就会过敏。那我觉得对，我们可以去检查一下，看看说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东西引起我们的身。 身体或者皮肤的不舒服，嗯，那以后我们就能够避免这些东西，嗯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哈，比如说我们如果怀疑自己对虾子会过敏，很多人都怀疑我们对海鲜这类这些东西会过敏，对，那很简单嘛。如果你吃了虾子就会皮肤痒，不吃就皮肤不痒，那你不用去抽血，知道你对虾子应该是过敏的，嗯，那么急性啦，对，那我们以后就避免就是了，哦。所以我觉得这这个是我们在看待过敏原测试一个，应该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些。 一个一个想法，就是说，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参考，嗯，啊，但是不要因为这个过敏原测试去影响到我们太多的生活，因为这过敏原测试的结果有一些，它是我们所谓叫免疫记忆，嗯，就是我们曾经可能对这个东西过敏过，嗯，那我们的身体记得这个东西，但是现在未必我们还是对它过敏的，啊，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，或者应该说我们的体质在。 不同的阶段，不同年龄的阶段，它会有点不一样。嗯，所以可能小时候会过敏，但是现在慢慢又不会了。嗯，啊，那不必说。但是你检测出来的那个结果上面可能会写说，呃，你对蛋过敏，但事实上你吃蛋并没有怎么样。对，小时候可能曾经过敏过。没错没错，我们碰过很多他很多病人拿着那个检测报告来问我说，那我蛋吃了这一辈子啊，现在没事啊，为什么他检查会会是过敏的？好，所以我说他是可以当成一个参考，但是还要。 配合说，我们实际好生活上是不是有这样子的问题？这样子来解读才会比较好，不必说呃紧张兮兮的啦。只要他这个上面写的，我们全部都避免。有时候你会发现。 如果检查出来的东西，你通通全部都不免你没有东西可以吃。嗯呃，所以那个过敏源检测出来，比如说我随便乱讲了哈，比如说呃有芒果啊、蛋啊、奶啊、花生啊、坚果等等，它那个其实每个的分数啊，就跟你去抽血一样，是不太一样，有高有低，有高有低，有些是超标红字一点点，有些是红字多很多。 但是，其实师的意思说，还是要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，你真的去碰看看，或你真的不吃看看，实际去试验，你才会知道说到底是否我对这项东西过敏，或者是我可以有效的减缓我现在的不舒服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检测的结果跟实际的状况，就是我们所谓的临床症状，还是必须要去做一个配合啦。好当然我们不必故意去。 挑战，比如说，如果有一个东西检测起来是过敏，但是你从来没有吃过，嗯，那你也不必故意去找来吃，嗯。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你平常每天都在吃的，比如说蛋，嗯，那你每天吃都觉得还好，哦，那这样子应该过敏的机会就不会太高，嗯。或者是如果你真的还是想要呃比较追根究底一点，那你可以试试看，说那我接下来这一两个礼拜我都不要吃蛋，嗯，那我过敏的状况是不是有改善？如果 有，那可能我们以后就尽量避免接触这种有蛋的制品。这样，所以反过来来讲，如果你长期的受到荨麻疹的困扰的话，那你应该要做的方式是像医生所讲的这样子。 一项一项的去检测，就像那个婴儿副食品一样的，一项一项， <laughs> 一个借两个礼拜看看，借一个月看看，反正你一项一项轮流慢慢借，总会 test 到有某一项是，哎，你真的不吃那样东西之后，你的身体舒服，减减轻负担很多。对，就是如果我们有找到这个原因，当然是最好。但是很多的过敏，或者是像我们今天要谈的荨麻疹，事实上，第一个它不见得找得到过敏源。好，第二个。 其实有些过，有些荨麻疹它并不算是过敏，嗯，所以这我们等下可以再来再来慢慢的讨论。好，那我要来先问一个问题哦，因为我的朋友还是合并了荨麻疹加重感冒，嗯，那我就非常的好奇了。我这个 Google 搜寻了一下感冒跟荨麻疹，我发现很多小朋友会因为感冒而诱发了荨麻疹的产生，呃，甚至有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是说是因为感冒病毒所引起的。 但是在大人的身上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吗？感冒跟荨麻疹之间有直接关系吗？是，其实是会哈，像我们这种在。 感冒完之后发起来，这是我们叫急性荨麻疹。嗯，通常它的时间不会拖很久，可能一两个礼拜，大部分人应该就好了。那急性荨麻疹它算是一种，真的是一种过敏的反应。嗯，那过敏呢，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身体因为一些外来的刺激，嗯，那有不舒服。嗯，那外来的刺激当然很很，大家都会知道，就是像吃的东西是一种。嗯，但是我们碰到的东西啊，比如说空气污染、灰尘等等，也是一种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进到体内的，比如说像感冒。 嗯，好，感冒它通常都是一种病毒的感染。对，那这个病毒它其实也是对我们身体来讲是一个外来物。嗯，好，那有些人呢，他刚好会对这种病毒引起这样子的过敏反应，那就会产生荨麻疹。好，所以其实还蛮常见的啦，尤其小朋友，很多人他就是感冒完，然后一一两个礼拜开始全身开始痒。好，那这其实就是跟 呃，这种感冒病毒引起的比较相关，那成人在比例上相对起来比较低。那我们我们刚讲，在不同的年龄阶段，其实我们的免疫状况会不太一样，所以。 成人比较不容易引起这样子的问题，但是还是有一部分，我们常常在门诊会发现他荨麻疹。哎，回回想起来，这前一两个礼拜刚好都有过敏，呃，都有感冒的问题。对，呃，那会不会有可能不是感冒病毒所引起？但是因为感冒显示出了你的免疫力在那一阵子是比较低的，以至于你原本不会过敏的东西，或者是呃，以至于你的皮肤开始产生荨麻疹，这是有可能的吗？呃，对，其实有的人会在身体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。 开始就就东样西样，哈，比如说他可能那一阵子没睡好啦，压力太大啦。好，那其实这些东西对我们的不只是皮肤，好，全身的状况它都会有一点点影响啦。嗯，那这种荨麻疹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们常常都会想说，那一定要找到到底是什么东西引起？对对。那其实这个这个方向或者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很很科学，我觉得是 <laughs> 值得鼓励。嗯，但是哈荨麻疹，但是但是你要说什么？对，其实荨麻疹有一半。 嗯，一半左右就是找不到原因。 <laughs> 等一下再说一次，荨麻疹有一半以上是找不到原因。对，一半以上哦。对，一半以上是找不到原因。那这个这个不是不只是临床的经验，这是全世界统计出来的结果哦，对，所以事实上我们在有点坠入谷底，心情不太好。 <laughs> <laughs> 你这样子讲话，意思就是说没有办法可以医治的意思吗？呃，应该这样说，我们。 可以治疗，但是不要，应该说不要太钻牛角尖了。好，因为事情发生，大大家都会呃开始会觉得有点沮丧，说为什么我会荨麻疹？我一辈子都很好，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问题？嗯，那我觉得。 不必太钻牛角尖，不必太呃有太多的压力了。嗯。就说发生事情发生，那我们来想办法解决。嗯。我都会跟我的我们门诊的病友说，我知道这个这个目前不舒服，但是其他你不要担心太多，我们一起来想办法。嗯。第一个让你不要痒。嗯。好，那这种急急性荨麻疹其实对于药物的反应都还不错，吃一点药。 那个很快的那些皮肤痒的状况啊，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。急性荨麻疹比慢性荨麻疹好治疗多很多，对，时间上会比较短。嗯，时间比较短，吃药物的效果也会比较明显嘛。对，就是它在短期之内其实都可以控制，好，都可以控制。那我们在控制下以后，再从生活中慢慢去留意啊。好，我们刚说其实有一半找不到，一半以上找不到原因。嗯，那我们在生活中就是。 随缘，嗯，很多人他最后真的会找到。我都都跟我们讲说，随缘，不要太太太有压力，因为你整天去想说，我会不会对这东西过敏，会不会对那那个东西过敏，压力太大。 <laughs> 对，压力大反而容易会 <laughs> 会过敏。我刚刚一直笑是因为医师你讲出真话了，真的是这样。就是呃，我们从小被教导的是你要呃对症下药，你要找到确实的原因，然后去除病根。但是在荨麻疹这个部分，刚刚医师有讲到全球呃，根据全球的统计，不只是台湾，也不只是临床试验，而是根据全球的统计，有一半以上的荨麻疹是找不到原因的。那与其你那边焦虑的，无论如何。 做了很多项的检测，又抽血又测试这又测试那，就是要找出原因，反而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还不如用轻松的心情轻松以对，先对症下药，就是说，呃，先症状解决嘛，先呃止痒，先能够让你的生活恢复一定的作息，甚至不要痒到睡不着。我好多朋友痒到睡不着，半夜就坐起来哭，你知道吗？真的真的很不舒服，一定会觉得说，哈，我上面喝烤诶’啦。 真的半夜会起来哭，因为太痛苦了哈。好，所以呃，我非常非常非常赞成黄千耀医师所讲的， <laughs> 不要因为荨麻疹而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而是用轻松的心情去对待，因为。 压力跟心阴性的原因，也容易可能会导致你的荨麻疹更严重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其实有一种我们叫慢性荨麻疹，很多人就是因为像压力啦，或是一些生活作息不是很正常，造成我们免疫系统失调引起的。嗯，那慢性荨麻疹跟急性荨麻疹，我们主要是从它的那个时间长短来分。嗯，我们在六个礼拜以上，就是一个半月。好，如果你已经持续一个半月以上，皮肤几乎每天都会。 长这种疹子，好，那我们就会算是慢性荨麻疹的问题。嗯嗯，那慢性荨麻疹呢，它已经不算是过敏了。哦。哎，你说是六个月以上，六个礼拜以上，六个礼拜以上，对，就是它已经一个半月，一个半月，所以它已经不算是过敏了。嗯，所以在这种长期的这个慢性荨麻疹呢，你并并不需要去做不管是过敏原测试，或你也不用担心说是不是我呃吃了什么东西。嗯，其实我们自想一想，这个。 你已经一个半月每天都皮肤痒，嗯、哪有人运气那么不好？一个半月每天都吃到过敏的东西，好，其实运气不会这么差啦。嗯，那会有慢性荨麻疹，主要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失去平衡。嗯，好，那有一部分人真的是因为压力啦，或者生活作息呃一些比较不规律引起的。好，那慢性荨麻疹相对起来。 比较麻烦一点，嗯，他治疗的时间可能会拖得比较长，嗯，哎，那慢慢的还是要跟医师有耐心的去做配合，嗯，那绝大部分的人最后都还是会好的，嗯啊，所以也是就是呃，借由吃药的方式来慢慢的去治疗它，对不对？OK 哈，所以医生，我这边很好奇的就是要来请教一下啊，那像这样子的慢性荨麻疹，它治疗的方法目前有什么呢？因为比如说像我朋友最近也去看医生，他拿到了就是那种所谓。 一天吃一颗长效型的，呃，类呃类似像曲异乐这样的药物，嗯，还有另外一个是不是叫艾艾艾来吗？ <laughs> 对对对，这都已经很强效的抗，呃，其实新型的，对，抗抗组织胺，抗组织胺了。OK，所以在。 呃，慢性荨麻疹我们的治疗主要就是用这类叫抗组胺的药，其实就是其实简单讲就是止痒的药物了。那这类药物我们就其实吃起来对身体都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，它也没有含大家很担心的所谓类固醇这样子的成分。那吃。 这个抗组织胺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第一线，就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。嗯。那么大部分人都可以在这个药物的调整过程中，慢慢的得到控制。嗯。那有一些人呢，怎么吃这个药就是还是会痒，他可能觉得还是偶尔会觉得不太舒服。那再来还有一些当然比较强效的这种口服药，好，那当然越强的药呢，对身体的负担就是副作用比较大一点了。所以如果真的要用到这种我们叫做免疫调节药，嗯，它会需要一些抽血的检查。好、啊。 很少，其实真的很少人会严重到这么强的很少哈。OK，那还有一种是打针，嗯，那我现在有一种叫生物制剂这样子的药物，嗯，它可以直接去调节我们的免疫力。它是类固醇吗？它不是类固醇，它是一种呃，我们叫做单株抗体后它就是会去呃，让我们这些过敏的这种体内这种过敏的物质啊，把它减低下来。嗯，其实效果很好，那也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副作用，除了。 哦，很贵， <laughs> <laughs> 就意思就是要自费的意思啦。就目前健保是没有给付啦，好，所以它是一个选择啦。就是如果真的，诶，因为这样子的慢性荨麻疹问题非常困扰，然后吃药不管是觉得太麻烦。 或者是效果不好，那可以去跟医生做这样子的讨论。但是根据我刚刚所讲的那一些长效的抗组织胺，好像我身边蛮多朋友服用之后，效果就都已经还蛮不错了。对，至少是可以在发作的时候有效的遏制，继续在恶化或者是在瘙痒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绝大部分吃抗组织胺效果就蛮好。嗯，但是。 治疗这种慢性的毛病啊，就是慢性荨麻疹这一类慢性的问题，有一个重点就是要规则用药。嗯，好，那个什么意思？就是前我们前前一阵就是在刚开始治疗初期，好，你就是都要规则，不管痒不痒，可能都要吃。 被你发现了，我不养就不吃 <laughs> 哎。对，那如果不养，我们常常很多病友会，他就是养才吃，不养就不吃，那这样就会变成老是好好坏坏的，时间反而拖得很久。哦，哎，因为你吃了药，它还是需要我们吃到肚子里面，总是要吸收嘛。嗯，有时候第一个缓不济急了，对，它已经发起来了。哈，我们的目标不是说发起来让它不要养，我们的目标是让它根本不要发起来。嗯。 对，所以，我们初期就是要规则的用药。那在稳定了之后呢，但我们的药量通常会慢慢的减轻。对，我们的目标还是以不吃药。 为为主了哈，就希望最后我们能够不吃药，但是在初期呢，一定就是要规则用药。嗯、那等于是把我们的免疫力做一个调节，那最后才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。如果说都是这样断断续续，可能呃三三天吃一次，一下，三天吃一次一下，一个礼拜吃一颗，那这样子我们的免疫系统反而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这个喘息。那这样子最后累积起来你吃的药量，不会比你规则用药要来的少，反而会比较多。所以呃，如果说有慢性。 荨麻疹的患者在服用药物，真是每天都要吃，然后要非常非常的有耐心。哈。那医生，啊啊，还有好多问题要问你，怎么已经要进广告了？ <laughs> 好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来的时候，我也想要请教一下医生哦。很多的人呢，都会觉得说，哎呀，我现在开始慢性荨麻疹了，那我的日常生活要注意些什么？我需不需要去积极的开始运动来提高我的抵抗力？甚至有一些人说，啊，那个比较。 毒一点的食物哈，我就不要吃。那到底有没有影响？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，回来的时候继续请教医生。 时间十一点三十四分，欢迎回到《名央科节目现场，我是施伟。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，邀请到黄镇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医生来呢，难得，赶快再多请教他一下问题。我们等一下马上开放口音。 <laughs> 啊，那个医生，所以啊，我们如果今天呢，真的就是已经有了荨麻疹的话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的？院 <laughs> 样开始每天运动三十分钟，早睡早起，脏呃油炸的东西不要吃，还是什么之类的吧？其实我们。 我们早睡早起跟运动真的会有帮助， <gasps> 对，应该对任何病都有帮助。对，其实对任何病都会有帮助，然后就算你你不在意荨麻疹的问题，反正运动早睡早起总是好的。这这我都会跟我们的门诊的病友讲说，其实你不要你你来当然是看皮肤科，但是你不要把所有的焦点只放在皮肤上面，你不要想说这东西对皮肤没有帮助你就不做。那你对整体的健康好的事情还是可以尽量去进行。那再就是饮食啊，我们讲很多人都很在意饮食这件事。 是，嗯，那饮食的话，我们可以分两个面向来谈哦。第一个就是急性荨麻疹，嗯，那急性荨麻疹，我们说它其实一半以上的人是找不到确实的原因的，嗯嗯。那饮食上面，其实你去可以去稍微稍微留意一下，如果你以前吃的没有问题的东西，原则上应该是没问题啦，哦，这还是可以继续吃。但是，呃，我都会建议加工的食品还是少一点。 嗯，好，因为加工食品有时候它里面这个食品添加刚好会引起过敏，那吃了当然就可能会引发这种所谓的这个急性荨麻疹。加工的食品，洗什么？加工食品，哦， <laughs> 其实现在很少没有加工的食品，因为这样。嘿， <laughs> 我刚刚想了一下，对，就是只要我们吃东西，尽量去看它，就是吃圆形的食物，比如说，像一的中原普渡料、黑的饼干呐、罐头啦、泡面呐，对，那全部都是加工，甚至其实应该讲，比如说肉，我们最好就是。 一整块的肉，不要吃，像是什么汉堡啊、贡丸啊、什么热狗等等，那个就是属于加工的，或者如果像。 吃素的朋友最好就是青菜，它就是本来那个长相就好。现在有很多像是什么素鸡、素鸭，对对对对对，豆类所制成的。对对对，那如果豆类，我们就吃一颗一颗的豆子就好，你就不要再吃呃，就是有一些加工了。你越多添加物，其实就越有这种过敏的机会。哎，嗯，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属于医生的范围，可是我最近有朋友在吃无麸质，哎。嗯，对，无麸质哈，其实它呃是。 就像有些有些食物真的是这样，但它主要是跟肠胃比较有关了，就是说对皮肤比较没有关有些人他对吃到有麸质，他是会拉肚子的啊。哎，现在主要是跟肠胃比较有关跟皮肤比较没有关系。哈，嗯，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扣音进来，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，欢迎大家有任何皮肤科方面的问题，呃，青春痘啦、黑斑呐、雀斑呐、干斑呐、皱纹呐，要打玻尿酸，要打肉毒杆菌呐，要瘦小脸的。 还有各式各样的呃，香港脚啊，胯下痒啊，还有那个荨麻疹啊，湿疹啊，皮肤科的范围真的好大，各式各样的问题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。我们先来接罗小姐，你好，罗小姐，医生好，主持人好，我想请问医生哈，就是手背上面哈，最近就是长了这样一个圈圈哈，红红的，很红，尤其热的时候就很红，他是说显呐，那这样的话我们治疗治疗多久？ 它还会复发吗？像最近又感冒嘛，啊，就感冒药又把它停下来，嗯，因为吃的感冒药又把它停下来，那这样这样的话，它是治疗多久会好，会痊愈吗？啊，癣是什么啊？癣其实就是一个霉菌的感染，简单说就是发霉啊。嗯，那像我们如果手臂上面突然间冒出一个癣啊，很很常见，都是家里养宠物的关系，尤其是猫跟兔子。 哎，这个很很奇怪，他们这种身上这种小动物身上很容易会带这样子的霉菌，嗯，有时候碰到我们呃皮肤啊，就就有这样子的问题，嗯，但是其实不用担心哈，这个只要擦药，大概两三个礼拜就会好的差不多了，嗯嗯。那罗小姐提到说，这东西会不会根治？嗯，这个东西其实。 无所谓根治不根治啦。哦，霉菌这种东西，不管是我们长在身上还是长在脚下，所谓的香港脚，它都是每一次会好。嗯，但是你只要遇到还是会发。就像感冒嘛，感冒我们一辈子一定感冒很多次，每一次感冒都会好，但是你说以后我就不会感冒吗？大概也没有人敢那么肯定。那你因为这样，你就说感冒它就不会根治嘛？好像也不能这样讲。哦，它是每一次都可能会发生，但是每一次都可以顺利的解决的。所以，呃。 治疗藓的药物最好是是擦来吃的。通常我们会用擦的。擦的，那还是要好好的把它擦完，然后看一下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因素引起你会长藓了哈。好，啊，鲁先生你好，鲁先生。呃，黄大夫，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啊，是，就是我是有荨麻疹，然后我擦过一段时间的那个类固醇药膏，本来我不知道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后来我听一个医生讲说，这个类固醇皮肤擦多了，它会变薄啊，变薄，它我也听到一个好像说容易会感染，我也曾经得过这个。 蜂窝性组织炎，那我想强黄大夫说，我说我停止擦这个类固醇药，它皮肤会不会恢复正常？就那个那个厚度是嗯好，OK，谢谢。对，就是擦类固醇的话，就是如果擦久、长期用，的确会造成皮肤变薄。嗯，那。 我我我是觉得我们这边可以顺便宣导一下，其实我们对类固醇大家都非常的恐慌，嗯，但是并不需要太过的这个紧张了哦。其实大部分如果是尤其是专科医师开给你的药，那使用起来都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类固醇其实有非常多种，它有强有弱，它有的是做成比较油性的，是做成比较水性的。嗯，那像皮肤科医师一定会根据你的病况、你的年龄大小、你的这个皮肤的这个肤质来决定要给你用什么。 么样子的药物，嗯，那只要是在医师的监控下面使用，其实都不会有问题。好，我们真的会看到擦类固醇用到出问题的，都是大概都是自己去买药，嗯，啊，那没有人帮你看诊，然后你自己也擦了可能不对症的药物，才会造成不管是皮肤变薄或者是像有这些感染的问题。好，所以是否要停擦类固醇的药膏，还是要把你的类固醇药膏，然后拿去给医生看，然后让医生看你现在皮肤的状况跟你药膏来决定是不是？那是基本上如果像。 鲁先生说他已经皮肤开始有变薄，那一定是要赶快停下来。嗯，那绝大部分在休息一段时间之后，慢慢都会改善。但是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，就看当时用的这个类固醇它的强度是多少。嗯，啊，还有使用的时间长短了哈。嗯，所以其实我会建议像类固醇的药膏，我我们不建议不要自己去买来用。嗯，虽然它会有滋痒的效果，可是，哎，你如果用的不对的这个药，很容易会造成皮肤的伤害。OK，好，呃，张先生你好，张先生，我想请教。 因为我这个是，呃，是大拇长的这个灰指甲，好像零，大概长了有半年多了啊。嗯。我我现在用一种滴血叫 decent，呃 decent cream，一个米呃呃百分之一的，请教这种是不是类固醇？这是第一点。嗯。第二种，但是我查了很久啊，都没有效。大概查了有大概有一个月左右都没有效。嗯。那么我现在是想像这种广告里面有一种叫做安琪士。 这种广告有广告的药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雷固醇啊 <laughs> 或者怎么样，是不是可以用？谢谢医生。OK，好，治疗灰指甲的药物。治疗灰指甲药基本上不会用雷固醇了哈。灰指甲它就是，呃，其实也是一种癣，就是所谓这指甲发霉了。嗯。好，所以会用针对这个癣，就是杀霉菌的药。好，那像刚张先讲到，他本来用那个药其实原则上是 OK 的。嗯。但是指甲就是灰指甲。 它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处理的毛病，它非常的顽固。因为像我们其他地方皮肤，它都是算是活的，哦，它很容易会代谢。但是指甲呢，指甲是死掉的东西，所以第一个药物非常的不容易穿透，不容易吸收，因为指甲又很硬，哦，所以会建议像张先生在擦药之前，可以把指甲稍微磨薄一点，嗯，哦，用那个锉刀用剪指甲后面会有个那个粗粗的那一面，稍微把指甲磨薄，那这样擦药效果会比较好一些。但是万一然后真的经过几个月的治疗，一点动静。 都没有，那可能还是得考虑，比如说口服药。 哦，那或者是再给医师确认一下，到底是不是灰指甲？因为我们指甲很多的时候，它会灰灰的，看起来颜色不是很透明，嗯，但是事实上不是灰指甲。 <laughs> 好，所以这个一定是要给医师看过才会比较准确一点。那他说，刚刚广告上面宣传的那个药物也不是属于类固醇的，原则上应该不是了。OK，好，这是呃让张先生放心哈。卢小姐，你好，卢小姐，喂，你好，我我刚我问的问题就是刚才跟那个先生一样哈，也是灰指甲问题吗？ 对，可是我指甲怎么是不是灰色，是黑色的？那不是黑指甲的一种吗？然后我我有去你们诊所看嘛，他有开药给我，那我就因为你你们那患者很多，很难等，我在上班，那我就用 <laughs> 我我就用跟他用多多买这样子的。他嗯需要有回去给我差不多擦了半年，可是好像都一样，有需要让去给医生回诊换药还是怎样？他就给我一种。 白白的像指甲油，白白的那个，我擦了半年，好像一点效果都没有啊！他肯定要回去看看医生，重新换药还是不用？谢谢，谢谢。黑黑的那个会是灰指甲吗？其实，呃，这很难讲，灰。 指甲会黑色，如果会产生黑色，大概几个可能的原因哈。第一个，当然有可能会指甲会有这样的问题哈，它比较呃颜色比较深一点。那再来呢，还有的人他是呃我们叫就是指甲下的这个血肿，就是所谓指甲下淤血啦。嗯。哦，那淤血我们一般比如说撞到也是看起来会有点蓝蓝黑黑黑的嘛。哈。但是平常我们如果撞到那些地方，它的血块很容易就会被代谢掉。嗯。但是指甲下面的血块不会，它就一直卡在那边，所以会可能很长一段。 之间看起来都有点颜色在那边，好，这是第二个原因。那再来就是，有的人他是指甲里面它有一些色素，那这个他也会。 就带出来变成一点颜色，像一点咖啡色、黑色这样子的问题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，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。好，尤其是如果年纪稍微大一点了，有的人他是指甲里面有长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。嗯。所以如果说卢小姐已经用药一段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话，嗯，那当然一定是要给医师再看一下，这样子会比较好，而且要给医生呃亲自确认一下，会是比较好的哈。好，这是回答卢小姐的问题。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，先进一段广告，回来再。 继续接听打的电话。 现在时间十一点四十七分，欢迎回到《名扬客》节目现场，我是师伟。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，回答听众朋友各种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问题。非常欢迎您可以持续的空音进来，空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。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问题，从呃荨麻疹、湿疹、异位性皮肤炎，到那个 <laughs> 青春痘啊、粟粒肿啊。 黑斑呐、雀斑呐、干斑呐，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可以扣音进来，请教黄千耀医师哦。掉头发也是你们对不对？对，掉头发也是。那个秃头、圆形秃、掉发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黄千耀医师。呃，还有那个叫什么脂漏性皮肤炎？哈，非常欢迎您可以扣音进来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。徐先生你好，徐先生你好，哎，请说。哎，我女儿哈在怀孕十五个月。 左右十六十六个月不是十六周以后啊，啊肚子就有起那个疹子，嗯，一粒一粒红红的，然后会痒，嗯，然后现在，呃十九周了，嗯啊，全身除了脸以外，全身都起疹子，然后都会，哦，那不知道，然后去看皮肤科，皮肤科有的说是湿疹啊，有的是说胎毒啊，不知道到底不知道是怎样，嗯是，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嗯，这个诶。 俗称是是叫胎毒啦，哈，那这样叫胎毒，但是听起来就非常的可怕。对呀，哎，这个我们我们叫它做孕期的怀孕期的这个多形性的这个痒痒疹哈。嗯，那这个的确是在一些怀孕的妇女，而且到中后期开始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。嗯，呃，有一点麻烦，因为在怀孕的时候，我们很多的药是不能用的，对，尤其是吃的药。嗯，但是这样子的问题，擦药。 其实坦白讲不太滋养，所以大概能做的就是说，先就是平常还是以这个外用药物为主，嗯，然后可以擦一点保湿的乳液，嗯，这样大概是我们在舒缓这个痒的问题是最目前是最好的方式了。外用药物跟保湿乳液，对对对，就擦点乳液，让皮肤比较舒缓一些。那这个大概就要到，通常就是到怀孕，就是生完以后。 才会开始改善。天啊，他现在才五个月。对，所以还有一段时间要，所 <laughs> 以妈妈真的有时候会比较辛苦一点。这是很常见的孕妇的现状吗？对，但不少不少见了。那但有一些怀孕期还是有一些药可以吃哈。那那如果要用到这，一定是要跟包括皮肤科医师还有妇产科医师讨论过了，才才能够彻底解决。请嗯。 可以可以，大概稍稍快速的解释一下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会明明怀个孕那么美好的事情，然后我就开始长疹子？OK，其实怀孕的时候是我们身体体质有很大变化的一个时期，哈，因为你身体里面其实是多了一个人，那多一个人，他不只是多一块肉而已，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免疫系统跟我们本来妈妈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很多人在。 本来怀孕的时候都没，怀孕之前都没事，怀孕之后开始，不管是皮肤痒啦，还是长痘痘什么，其实很容易会有这样子的问题。那我们刚刚讲这种孕期的怀孕期的多形性痒疹，它目前。 大家没有什么一个明确的原因，只知道有些人他就是会，有些人他就是不会，所以我们只能说大概就是体质的关系比较比较为主了。跟男生女生没差吗？没有关系。我想， <laughs> 因为不是说什么呃，如果是怀女生啊，妈妈会更美对，有有有这样子的说法。女性荷尔蒙是 double 刺激这样子，好好。哎，林小姐你好，林小姐，喂，是黄医师主持人，呃，您好，你好，可以请教几个有关青春痘的问题？可以啊，可以。 呃，就是我女儿现在是高二学生，嗯，然后她这半年来青春痘就是反复一直发，然后她也用过雅诺凝胶，也用也用过豆夫润，也用过克林达呃霉素凝胶，然后就是好像有时候有用，有时候没没效，然后但是呃就是反反复复一直发，那我想请教医师，就是说呃这个药停了就会继续长，这这个现象是算是？ 呃，正常的嘛，就是药一停就会，又又开始长，那是不是要一直用药下去？或者是说，呃，这样的情况必须吃药？那吃药是可以根治吗？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嗯，那这样的现现象，呃，需不需要带去验甲状腺或是验荷尔蒙，嗯，去了解它的？ 有没有其他的发生原因，或者是去看中医调理身体？那再来就是说，那长过的地方又嗯留下红红的点点，那个需不需要去处处理？这样会不会一下留下疤痕？谢谢，我们让医师回答你。OK。 我们从后面回答过来，因为这事情，这这复杂度刚好是倒过来。好，这个红留下那个红点，这所谓的痘疤，哈，那其实不能算，真的算不是算疤痕啦，就是暂时会有一些色素沉淀，那这个不用担心，它一定会退。嗯，就算你不管它。 他也会笑，所以这这个是最好的。我现在也看不出来医生的脸上曾经长过青春痘，它是会随着时间而而消失对，就是红色、黑色这些这些都会退，所以不用担心哈。好，那再刚刚有问到说这个干嘛要去验甲状腺荷尔蒙？对，其实如果像女生来讲，如果说她的生理期都是规则的，那基本上不太需要去验了哈。嗯，因为我们很少很少真的是因为甲呃荷尔蒙失调引起这种青春痘。嗯，好，那所以这个我觉得也不用太担。 嗯，那再来有提到说，是不是需要吃药？还有这个痘痘一直反复发作的问题。其实青春痘它是一个慢性的毛病，所以它一定反复发作，嗯，好，所以我们一定一定会一定会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持续用药，嗯，好，那要用到几岁？像现在说高二应该是差不多十七、十六七岁这样子了，好，那我们刚说有的人就是十七八岁就不长了，那也有人长到二十几岁、三十几岁，嗯，那每个人的状况毕竟是不同，好，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要长期的治疗，把这个药。 当成有点像保养这样子用，才能够一方面控制青春痘，那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也预防青春痘不断的反复发生。嗯，那至于要不要吃药，其实就看说擦药的这个效果如何，嗯，还有看每个人在意的程度了。哈，因为青春痘毕竟是长在每个人自己的脸上，所以青春痘严不严重，其实是每个人自己决定的。嗯，好，很多人会问我说：“医生，我的青春痘这样到底算不算严重？”我会问他说：“那这个问题要问你。” <laughs> <laughs> 有时候你长两颗它就不行哦，哦那就是严重。林志玲长两颗可能完全不行，对啊，他工作需要没错，还有工作需求，所以有些如果现在很多他有像外拍的需求啦，或者是像直播需求这一种，那听到只要长两颗就是很严重，嗯，那我们就要下手比较重，就要用比较强的药，嗯，哦，那但是你看有很多人在路上他。 满脸烂痘，他也觉得还好。哎，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健康的心态，就是说你还是要跟他有些毛病，我们还是跟他和平共存。事实上，呃，没有什么不好了。所以要不要吃药，这个还是要看他的严重度，还有他。 多在意，如果说小女生真的觉得长痘痘很困扰，嗯，会影响她的社交，那我觉得吃药也是一个选择。好，呃，下一个我们来接是李小姐，李小姐你好，你好，是主持人好，想请教您一下，像我妹妹已经得了两年的慢性荨麻疹哈，嗯，那在附近的大医院跟她开了停敏，她吃了两年，就是都完全控制下来，可是最近三个月就突然整个停敏都没有效用，嗯，结果呢，医生就叫。 叫他一天改吃两颗，甚至三颗，配合他失眠药膏，失眠药膏完全都没有用。结果医生最近又跟他去回诊的时候，告诉他说，这种不是是不是医生刚刚讲的那种智慧的药，叫做 L A B I X。 医院利弊停定，那个只有一两个药局才有卖，而且一颗十五块以上。那个意思是说，到大医院年底的时候会把停敏哦，会停止进，才会进这种这种药，这种药十五一颗十五块的以上的才会变成健保给付。要他现在先试试看。先请问一下，医师这种药是？ 比停敏效果好，药力强。根据你的临床，好，我请医生回答你。还有，因为时间不够，我剩下一分钟了，一分钟而已，不好意思。这个这个药哈，它每个人的这个状况不一样了哈。那不过刚刚讲，李小姐刚刚讲，这的确是比较新的药，呃，是可以可以考虑尝试，但这并不是我刚讲那个。 就是自费那个药，我们刚刚讲那个药，它是几万块。 <laughs> 你说生物制剂的药物那个是几万块？对对对，所以那个通常就是要要跟医生有确实的沟通呢，才才会用这样子的药物嘛。为什么原本的药物会呃变得没有效了？其实因为我们身体还是会受到一些情绪啦、生活作息啦，饮食，有时会有点影响哈。所以很多人他在长期控制之后，中间偶尔他还是会突然间变得比较厉害。那当然那在那种比较严重的时候，我们可 可以针对那个就是比较厉害的时候再去做药物的调整。所以这个新的药物跟呃之前所服用的药物相比较起来的话，是药效更强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会要应该说药效会比较好。嗯。但是我们说每个人的状况毕竟是不同了，还是要再观察看看。而且要在医生的指示上面来充分的用药。好不好？意思，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没有办法再多接听众朋友的电话了。但晒下这次提醒一下听众朋友，如果说真的是呃长了荨麻疹，或者是有任何 的湿疹、异样的皮肤疹的话，还是请记得一定要尽速的去看医生。确实的原因，其实皮肤科并不一定通通都能够找得出来，但至少可以有效的来帮忙做一些止痒或吃一些药物来做压制。最重要的是，请记得一定要定期服药。好，我们谢谢黄天耀医师。